啊，基本良好这个局面，一个珍惜，不做损害香港经济发展。中田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是在关键时候发表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整个爱国爱港政情十分不利的民意调查结果。第一点呢，就希望我哋呢系能够呢系诶求同存异。

decisions taken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community, lobbied against behind closed doors by those whose personal interests may have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That is damaging to Hong Kong because it draws Chinese officials into matters which should fall squarely within the autonomy of Hong Kong. Autonomy 嗱，肥棒就話呢班人

目前香港这个经济发展啊，基本良好这个局面，一个珍惜，不做损害香港经济发展。中田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是在关键时候发表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整个爱国爱港政行十分不利的民意调查结果。第一点呢，就希望我哋呢。

啊，二世祖冇怀疑。 <laughs> 中田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是在关键时候发表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整个爱国爱港政行十分不利的民意调查结果，客观上为反对派的诉求提供民意基础。这一个局面必须改变，而且越快越好。考虑到。 香港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建议设立一个民意调查基金，由香港中华总商会等八大商会和主要社团共同发起，邀请国际上著名的民调机构与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等大学合作，避免调查被某一方曲解。